咱们说了德国呀，跟几个不知名的小兄弟的故事。那既然说了这个小兄弟，咱不得呢，不再次说回那希特勒的大兄弟意大利。二战一爆发，纳粹德国是连打带拉，把整个欧洲呢都快吞了。这大兄弟意大利看着眼馋啊，瞧我大哥多厉害是吧？能文能武，能哄能骗是吧？什么都能干，我也不能闲着呀是吧？这个我得练练手啊是吧？哎。 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正想瞌睡呢，有人送枕头。一个幸运儿出场，谁呢？法国。为啥说这个法国是幸运儿啊？挨打有啥可幸运的呀？哎，那得看是挨谁打。早在希特勒发起西线战役的时候，意大利眼瞅法国兵败如山倒啊，坐不住了。在法国大使表示愿意让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 仍然对这个义军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说：“我只要付出几千条生命的代价，就可以跟胜利者同桌而坐。”很明显，他要乘人之危。四零年六月十号，就在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防线、全面崩溃之际，意大利对法宣战。意大利进攻法国的部队呢，二十二个师，三十二万五千人，三千门大炮，三千门迫击炮。 浩浩荡荡越过法意边境，跟他对阵的法军六个师十七万人，缺枪少炮，士气低落，没办法，国家都快投降了。但是法军没有退缩，被德军是连续的这个挫败啊，正憋着一股火呢，所以把这个送上门来的义军呢一顿胖揍。他妈的，老子打不过关张，还打不过刘备嘛，是吧？ 希特勒欺负我也就罢了嘛，你小莫也敢欺负我，是吧？所以法军拿出了拿破仑时代相媲美的勇气，不断反击，重创义军，眼瞅着就要打进意大利境内啊！这时候希特勒发话了啊，停停停停停，stop，差不多得了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小兄弟是怂了点但你别太过分啊！做人要厚道啊，要有爱心，撤了吧。 于是，这个法国就对这个德国呢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个时候，意大利占领的法国领土啊，只能按英尺计算。墨索里尼因为没有在法国投降前捞到好处，怒不可遏。法国投降了之后，德国占了法国的五分之三，只分给墨索里尼八百三十二平方公里，比北京市区面积大点有限，是吧？ 墨索里尼很不服，凭什么呀？我也是法西斯轴心国呀，为啥你占那么大地儿就给我这么点儿啊？希特勒说：“你别装大尾巴狼了，你自己啥德行你不清楚啊？这是根据在战争中贡献大小决定的，你的贡献是负的，是吧？不让法国占你一块地儿就不错了啊！墨索里尼，看得了吧？啊，算了吧，法国不是我用武的对象。” 人家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百足之虫是死而不僵，打不过，打不过咋整呢？西边不行，咱向东看看，要不进攻希腊吧？遥想当年古罗马共和国经过四次马其顿战争，让希腊臣服了几百年，我老莫要复制那时候的辉煌啊！于是墨索里尼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 当时，意大利已经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半岛上呢获得了立足点。墨索里尼希望夺取希腊港口，以便呢与地中海南岸的殖民地利比亚形成犄角之势，巩固意大利的大国地位。所以，墨索里尼准备出动百万大军去占领希腊，而且呢，美其名曰是吧？啊，进攻希腊就是去雅典散散步，跟武装游行啊差不多。起初呢。 这个意大利想以战争恫吓的方式逼迫希腊接受割让领土的要求，被希腊政府断然拒绝，并且呢寻求英国的军援。莫索里尼一看，呵，你丫给脸不要是吧？太不拿我意大利当回事了啊！你拿村长不当干部，我怎么着也是个帝国主义国家，我麾下有上百万刚刚征服了埃塞俄比亚的胜利之师，你竟然不怕我？当然，全世界就他自己这么认为。 眼看外交手段达不到目标，墨索里尼强令意大利军队准备进攻，时间定在当年的十月二十八号啊，恰好是二二年他率领法西斯党徒夺取意大利最高权力纪念日。没想到他的政治决定遭到大多数意大利将领的反对，尤其是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这个人在三年之后领导推翻了墨索里尼的政变。 元帅表示，军队动员需要时间。对付像希腊这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至少需要二十个陆军师。人家可不是非洲土人，只会拿弓箭射飞机，好歹是一支欧洲现代化军队。而且最逗逼的是呢，这个时候多达五十万的意大利士兵被允许临时复员，回乡下帮秋收去了。那这简直就是人民子弟兵。不过呢。 独裁者总会有一些帮凶，不失时机的、不揣冒昧的站出来。这个人就是驻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波卡斯卡·布拉斯卡中将。他早就希望通过一场军事胜利积累功勋啊，得过这个总参谋长的职位，把巴多格里奥这个老家伙赶下台。所以。 他在这个十月十五号就赶到罗马，积极游说墨索里尼老大啊！你别听巴多格里奥这老家伙了，那他老眼昏花，胆子小，让我来为你的这个武装游行打前站啊！包在我身上。希腊那嘎达，除了生产点酸奶啊、榨点橄榄油，他一颗炮弹都造不出来，收拾他玩似的。波拉斯卡宣称，我只需要三个师就能打进希腊腹地，不出两周时间，希腊政府就会屈膝投降。 古罗马通过四次战争征服希腊，我们肯定比先人干得漂亮，回复大罗马时代的荣光。老莫啊高兴的呀，鼻涕泡都乐出来了。卿不愧是国之栋梁。等事儿干完了，我就让巴多格里奥那老家伙滚蛋。我早就瞅他不顺眼。你当总参谋长。最终，墨索里尼接受了布拉斯卡的意见，拍板在十月二十八号发动对希腊的战役。 主力是布拉斯卡指挥的第二十五集团军，下辖第二十三、五十一步兵师、第幺三幺装甲师，然后从意大利本土开来了滨海战斗旅、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师，总兵力八万五千人，配备了一百六十三辆坦克、六百多门火炮和一百八十七架飞机。当时希腊方面顶在前线的只有这个卡西米特罗斯少将指挥的第八步兵师。 承担后援和侧翼掩护任务的是西马其顿集群，也只是一个师级单位。还有这个班都斯团，总兵力只有三万人，而且呢缺乏坦克、榴弹炮这些重武器。空军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十月二十八号早上，意大利大使假惺惺的向希腊政府提交只有三个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义军进入希腊国土。 最恶心的事儿呢，就是跟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干的一样啊，在通牒提交前几个小时，意大利军队就已经侵入了希腊的伊比鲁斯山区，矛头指向了班都斯山脉。如果他们越过山脉，接下去就是一马平川，可以直冲伯罗奔尼撒海岸。起初，意大利军队实施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就摧毁了希腊军队的前沿防线。 所以，意大利第二十五集团军主力部队向约阿尼纳推进，掩护右翼的滨海战斗旅沿着亚德里亚海岸线向南进发。布拉斯卡发给这个墨索里尼的电报说：“说你看，我没吹牛逼吧？所有意大利部队充满勇敢和献身精神，他们在竞赛中冲向约阿尼纳，就差来个拉拉队加油了。可是造化弄人呐，命运让义军的攻势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尾。” 就在意大利军队发起进攻后不久，整个伊比鲁斯山区陷入滂沱大雨之中，当地气温急剧下降。更要命的是呢，当地交通落后，铺装路面少得可怜，加上希腊军队撤退时候破坏了大量的隧道桥梁，让意大利军队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推进，许多这个坦克和卡车只能丢弃在路上，只会这个。 踢球、喝酒、泡妞、吃意大利面的意大利少爷兵，扛着沉重装备穿行在丛林坡地之间，士气是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希腊第八师师长卡西米托罗斯少将有意识地把部队收缩到了这个西亚边界线以南不远的主阵地，单等疲惫不堪的意大利军队来送死。 十一月二号，意大利军队打到了这个卡拉马斯河畔，没等他们喘息片刻，以逸待劳的西军发起突然反击，可把你们这帮混蛋等来了！从山峦间冲下来的希腊士兵迅速就把意大利先头二十三师截成数段，意大利紧急呼叫炮兵和航空兵支援，才勉强稳住阵脚。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右翼的滨海战斗旅。 被希腊军队设置了雷区和神出鬼没的山地游击队打的是焦头烂额。战到十一月八号，意大利军队第一轮进攻宣告破产，而这个时候他们仅仅跨入希腊境内三十多公里。正面战场上碰到这个波折的这个布拉斯卡，又想到了德军典范迂回战术，于是有样学样，命令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师。 迂回到西军第八师眼前发起狙击。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师在经历五天顺遂进军之后，结果呢，在这个波鲁扎村遭受了西军的狠恶抵抗。不仅这个战败，而且呢，第三山地师的辎重还被希腊军队掠夺了。跟着这个该师的这个失利之后，战场形势立马就对意大利军队就倒霉起来了。感觉不妙的意大利军队师长急忙向总司令布拉斯卡请求支援。 后者迟迟不予回应。到了十一月四号，希腊的救兵赶到了波鲁扎村，对意大利军队构成加工经过四天激战，意大利第三阿尔卑斯师丧失了大部分阵地，一些军官甚至丢下部队自行逃往阿尔巴尼亚。到十一月十三号，这个师战死两千多人，部队完全丧失了建制。当这个班都斯山变成意大利人的炼狱的时候，作为精锐中的精锐。 阿尔卑斯山地师溃败的情况下，造成的连锁效应是对意大利全军毁灭性的打击。被堵在卡拉马斯河沿岸的意大利第二十五集团军主力士气全消，希腊人像赶鸭子一样把这些侵略者赶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境内。得知消息之后。 墨索里尼极为震惊，亲自下令把布拉斯卡革出军职啊！您还当总参谋长了您是吧？您您您被纪委双规了，由这个索杜中将接替。可是墨索里尼新派来的将领还是不灵光。从十一月十四号开始，希腊军队乘胜杀进阿尔巴尼亚，最远处深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八十公里，占领了名城科尔察。至此，意大利的军事冒险以惨败收场。 到了四一年三月，墨索里尼命令义军又发动一次进攻，又被打了大败。前线义军极力要求撤回国内。什么事儿啊？你说这叫我在家过的啥日子？踢球、看歌剧、吃冰激凌，我只关心 AC 米兰跟尤文图斯进几个球。这可倒好，每天数死了多少人，地上都是缺胳膊断腿没脑壳，多瘆得慌！俺不干，俺要回家啊！俺要吃意面。 让墨索里尼更恼火的是，英国为了保持在巴尔干的影响，开辟对德作战新战场，在十月二十九号开始援助希腊，派遣航空兵支援希腊军队作战。对意大利来说，这回可不是在非洲了，他们遇到了既勇敢又有先进武器的希腊人。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